第四课，完美的胜利。一、听力，第一部分。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，许多大树上都缠绕着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长鞭，这就是白藤。 一般的白藤长二三百米，最长的可达四百多米，是植物中的长度冠军。白藤浑身长满小钩刺，当细长的白藤随风摇摆的时候，一旦碰上大树，倒生的小钩刺就会紧紧勾住大树不放。 二，你很可能从未注意过自己抱怨的习惯，但在别人的眼中，你已经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了。没有人愿意总是听你抱怨，因为抱怨会传播负面情绪，而负面情绪会使人们长时间的心情不好。 三，很多人选择假期开车出行，不是不想坐飞机，而是想带着自己的宠物。尽管主人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和体力，因此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常会看到这样一幕：奔跑着的汽车的车窗中，一闪而过的是一张幸福的狗脸。 四，读书最快乐的，并不一定是你学到了什么，知识不会给你带来最快乐的东西，而是你本来就有的一些想法和感受，在书中被唤醒了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时候你会很快乐。 五，农夫发现一条快冻死的蛇，觉得它很可怜，就把它放在怀里，用体温温暖着它。蛇暖和过来以后，咬了农夫一口，农夫中毒而死。农夫死前十分悔恨，说：“我可怜这家伙，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应该的。”这故事说明，恶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。